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九十二集。绝灵深渊暗无天日，异怪丛生，每一天都仿佛活在地狱中。林青霄身上全是伤，龙丹那个地方还在剧烈疼痛。 他好几次都觉得，何必抵抗，被怪物杀死，就此结束一生，不也很好？世间并无人期待他，他何必那样痛苦的逼自己活着呢？但是，最后他还是活了下来。隐在暗处的西恒被他身上的狠劲儿打动，将自己的法宝神珠填入林清霄心口，填补了龙丹的空缺，也压制住他的心魔。 林清宵得以活着离开绝岭深渊。等他千辛万苦回到中山，得知，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天宫召人镇压凶手，叶重玉代表中山去希尔米海出征，在米海立了大功，整座中山喜气洋洋，所有人都在为大公子高兴。林显红甚至大办宴席，公开向外界展示他中意的继承人——掉下深渊的二公子林清宵。 离谱的两个孩子报错之事，以及林青霄被人霸占的龙丹，根本无人提起。叶崇玉大出风头，引起了天宫的注意。林显红有意推举儿子入世，所以将不利于叶崇玉的消息全部压下，连报错一事也不许人再提。叶崇玉体内有两颗龙丹，实力比别人增长得更快。林显红尝到了甜头。 想着将错就错下去也挺好，反正林青霄不是没死吗？既然没死，就说明缺失龙丹并不重要，那不妨送给他的哥哥冲击前程。中山供养他，栽培他，也到了林青霄为中山做贡献的时候。林显宏透露出这个意思后，生母、养母齐齐沉默，连林山素家也没什么表态。林青霄知道父亲不喜欢他。 嫡母忌惮他，白灵鸾对他的态度也阴晴不定，所以林清霄把自己封闭，不去争，不去抢，不涉足叶崇玉的领域，也不去抢叶崇玉的风头。他都退让成这个程度，可是他连最基本的公平都求不到。那时候，林清霄就知道，他能相信的唯有自己，一味避让是没有用的。 既然林显红怕他和林崇玉争，那他就真的争一争。所有林显红准备给叶崇玉的礼物，林青霄都要一一夺走。他蛰伏百年，终于找到了机会，重创叶崇玉，将自己的龙丹挖走。他夺丹同样用了暴力手段，然而这次他的修为远远不到匹敌林显红的程度。他成功夺回了龙丹，但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 他被关入富灵山，是以青雷鞭禁闭一千年。后来，一万鞭子青雷鞭并没有打完，林青霄也没有被关够一千年，仅仅过了五十年，他就出来了。原来叶重玉觉醒了魔族血脉，弃仙堕魔了。林显宏给予厚望的长子废了，他心痛过后，只能将受刑的二儿子放出来。 五十年的禁闭生活让林青霄的心性产生巨大变化，他越来越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公理可言，要么强，要么死。只要强大，他自己就是公理。林显红将他放出来后，一脸沉痛地和他解释了当年隐情，陈述了他同时作为父亲和家主的无奈。林青霄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满，他接受了林显红的示好。 集中了全中山的资源修炼，修为瞬间一日千里。林显红极为惊讶，当即允诺说会将林青霄立为少主，只要林青霄永远站在中山这一边。林青霄答应了，飞快的修炼到上限，然后反杀了林显红。他为什么要做少主呢？他完全可以自己成为中山之主。林青霄将林显红圈禁。 还将他最爱的侧夫人白灵鸾扔进去陪他。至于素一方，主母过度劳累，身体不好，余生就留在中山养病吧。林青霄忍辱负重一千年，终于得到了这一切。可是他一点都不快乐，他只能继续往上爬，得到更多的权利更大的财富。他以为这样自己就会开心。 林青霄在天宫从政一千年，一步步积累声望。后来，先帝心魔发作，兵解陨落。林青霄趁机扩张势力，在九州会挫败劲敌，成为天帝。之后，他在天地之路上征伐四千年，铲除了地方豪强，打压了世家大族，让天下只听天地之言，让天宫的政令可以瞬间下达到任何地方。 解决了天界内部动乱后，他转而向外去开拓外部疆土，比如早就该死去的叶重玉，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六千年。年轻的林青霄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以路人的角度看完了另一个林青霄的一生。林青霄的身影是虚影，记忆中的人来来往往，无人察觉他的存在。最后。 林青霄跟着另一个人来到仙魔大战现场，站在云层上俯视广袤的魔界，一江之隔的妖界。林青霄如今也是天帝，虽然在位时间尚短，但是他能理解一个帝王对开疆拓土的感情。这场战争会死很多人，可是唯有打赢了这一仗，才能保后世万载安宁。 林青霄站在另一个人的记忆中，等着开战。突然，他眉头微皱，注意到一个地方有异动。记忆中的那个人也注意到了，云层下方传来隐秘的时空波动。虽然已经极力压制，但还是躲不开林青霄的感知。林青霄隔着浩荡云层和千军万马，竟然在时空漩涡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。 洛寒，他微微愣怔，都没来得及阻止，就看到记忆中那个人举起九霄剑，朝洛寒击去。这一剑飞沙走石，山崩地裂，即便时空漩涡稍纵即逝，也还是被劈到了。林青霄的脸色完全沉下来。时空穿梭途中会遇到很多危险，这个人攻击隧道，万一洛寒在中途出现什么意外怎么办？林青霄立刻往云层下飞。 记忆景象中的那个人也做同样的举动，两人先后落在地面上。林青霄才走了两步，忽然看到洛寒从刚才那个地方又掉了下来。他掉出来的时候也非常茫然，身上的衣服也换了。林青霄立刻认出来，是他突然消失那天穿的衣服。林青霄恍然大悟，才知道原来是这样。 随后，洛寒被影像中的人带回天宫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。六界突然出现一个神灵，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，第一反应绝对都是控制起来。林青霄看着他将洛寒带回天宫，另一个自己从陌生到熟悉，渐渐生出占有欲。林青霄也同样看到了无忧城，难怪他分不清楚。 林青霄头一次以看客的角度看自己和洛寒相处，很多东西别人看不明白，可是林青霄一眼就能理解回忆中的自己在想什么。洛寒真的一直很努力想回来，另一个自己也是真的不愿意放手。林青霄理解这种心情，因为他也是如此。后来林青霄看到另一个人亲手送他离开。 洛寒没入时空隧道的时候，林清霄也感受到一种剜心剔骨般的痛。天宫寂寂，玉清宫的风声萧条空寂。另一个人，日日看着洛寒的东西，却不敢踏足一步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去见了菩提树。林清霄作为旁观，也听到了菩提树的话：想要改变过去，唯有逆转因果。 另一个人因此着魔般修炼，过了不知道多少年，他触摸到了六界力量的极限。光是神创造的，代表着神力的极限，而他碰到了光的边缘。一切场景骤然停滞四周景物快速后退，渐渐化成白色的虚影。林青霄站在记忆中，隐约听到了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